是九八新闻台，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播出的《全民安扣》节目。呃，我是北投振兴复健医学中心骨科医师朱维廉。那我们将在半点过后接听各位听众的扣印，欢迎听众跟骨科有相关问题打电话进来。我们先预告我们的扣印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嗯，我今天想讲一个一个题目哈，这个题目是，呃，还不两个礼拜以前有一个。 有有有一位电视台的记者打电话给我，他问我说：“他说他说朱医师，你知不知道我们人类因为现在的这个等于说是三 C 啊这些科技的这个人类的进化，还多一块骨头？”哎，我说啊，真的吗？我没听过哎，我不晓得这些。我就当场我就跟他说：“哎，我不晓得。”我说：“我不晓得有。” 多怎么会多一块骨头？他就跟我说，呃，就跟我讲这个故事了，就说有一位澳洲的一个学者啊，什么做这些。我这篇文章我没有看，啊，我是后来才去看。然后他说，呃，因为长期的低头会导致骨头多了一块。后来我一听，啊，那我就知道，我就说我一听这个故事，他在讲这个过程，他说。 哦，那我晓得哈，那个，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各位解释一下哈，就说我们现在有有人会讲，就说因为长期的使用一些三 C 产品什么，就手机嘛，其实就是手机哈。手机，我我今天坐捷运来，从医院坐捷运来，我坐在椅子上，那我左看右看前看哈，每一个都在看手机，我刚看就才七八个人，在，但我自己也在看手机哈，我也在看，就大家都在看手机，啊，就低着头看手机。 OK，我想今天讲一下题目，就是说哈，我们的长期的低头对我们的这个颈椎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其实简单就讲这句话哈。那为什么会说多一块骨头？那事实上不是多一块，这个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就有念到有一块骨头，我们叫做枕骨。枕骨就是枕头的枕。那枕什么叫枕骨？我们翻译成就是我们头睡枕头那个位置啊。就大家自己摸摸自己的头，不是颈椎哦。 是头部的后方下后后下侧有一个，都你头摸摸摸摸，哎摸到一个最凸点啊，这个部分就叫枕骨，枕头的枕叫枕骨，那英文叫 a c c i p i t a c c p t 的 bone，哈这个 bone，它是一块一块骨头啊。我们那枕骨的上方有有所谓的叫枕骨肌，枕骨的肌肉。那事实上枕骨肌肉它是跟我们的额头肌是合到一块的哈，合到一块。那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造成这个整骨出隆，那叫 a c e t a r protrusion，就是骨头会怎么？会多一块。它是多一块，好，它不是多长一块骨头，而是这一个部分呢，跟整骨是连到一块的。啊，我们以前念书就有念过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临床上有一些问题，就跟什么，就是跟这些问肌肉经常做拉扯的动作会有关联，而会拉出多一块骨头。 啊，就会有这种现象，我当时就跟那个嗯记者就跟他解释这样子的问题啊。后来好像电视上也有也有播出哈，有播出这一段哈。OK，那为什么我们的枕骨会被拉扯？我们首先要讲到哈，我们所谓的骨刺，骨刺其实坦白讲骨刺不会痛，骨刺就是骨头的增生。那我们任何的只要有关节过度的使用。 骨头怎么就会增生？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所谓骨刺分为两类，很简单来分，分两个啊，一个叫做周边型骨刺，啊，一个叫拉扯型骨刺。啊。什么叫周边型骨刺？那最常见，哎，膝盖退化、脊椎退化、髋关节退化、手指关节退化啊，脊椎退化都一样的，颈椎啊、腰椎都是一样的。那这一种的。 骨刺的为什么我们叫周边型叫 marginal spur 呢？为什么会叫周边型的骨刺？因为压力啊，就是有承受力量。什么叫承受量？你站着，你手指，我们手指其实手指关节，我们在我们的门诊当中，手指关节的退化其实好多，有那些阿妈老阿妈哈，那个因为辛苦一辈子，从年轻做到老，那个洗衣服、拖地、打小孩，这 <laughs> 手都要一直处理，一直处理。所以什么手指？ 指关节不断的受力的结果，指关节就会退化。还是说，哎，我手我手关节没没负重啊，没负重，你天天在做很多的事情，啊，加上我们都很省啊，我们不可能舍不得用热水去洗碗吧，对不对？所以一直都是冷冷冰冰的，所以关节就会收缩起来，所以久而久之，关节怎么就是挤压？所以举凡只要承受过多的重力的这种问题，挤压过久，哎，骨头怎么样？ 因为一直挤压，所以周边怎么样？自然的就会怎么样被压出去嘛？因为你中间被挤压，旁边它骨头总是要有有地方去去舒展嘛。所以你中间被压迫怎么样？旁边就长出来了。好，所以问题就来了哈。假设我们的关节，我们现在不讲软骨被磨损，软骨磨损会痛啊，软骨会痛的。我们只是讲骨刺的生成，骨刺生成它是一个生理反应，它理论上它不会怎么疼痛。那为什么我们的 常常大家都在讲啊，骨刺什么会疼痛？因为骨刺增生以后，它会压到旁边的组织。哎，其实就这样子，它可能最常见的压到我们什么？压到我们的神经，像脊椎、脊椎关节退化，那最常见的哎就是压到神经，造成你的坐骨神经发炎啊。比较高位的可能是骨神经，低位的叫做坐骨神坐骨神经。所以压迫久了，你神经自然什么输出的力量变差，所以你自然会麻。 会无力，再严重肌肉萎缩，所以这种骨刺对我们临床症状是很明显的啊。膝关节的骨刺也是一样，它会挤压到我们周边的一些神、一些神经根，主要是一些肌肉的活动，所以会活动什么？活动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家膝关节退化，长了很多骨刺之后，病患都怎么样？他抱怨什么？一个现象都脚会打不直，为什么？因为后面被挤压、被扯住了，他拉不开了啊，就打不直了。 啊，这种是属于因为压力造成的周边型的骨刺。好，那现在第二种形式的骨刺是什么？我们叫我们刚刚我们讲叫拉扯式，叫 traction spur 哈，拉扯型的骨刺。拉扯型的骨刺什么？就是肌肉韧带去拉扯。那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问题，这个疾病都是一两百年啊，一两百年就就发现了，尤其是在年轻的男生叫 Os 骨，叫欧式骨啊，欧式骨的症候群啊。什么叫欧式骨的疾病呢？就是膝盖软骨。 的下方叫什么？叫髌骨韧带。因为喜欢去跑，喜欢去跳，这很正常。小孩子喜欢跑，喜欢跳，这很正常，我们是要鼓励的。但是因为跑跳的力量太过于巨大、太大，或者是次数过于频繁。 尤其是男生啊，念国中、国小、国中的那个小男生，喜欢喜欢跳啊、爬树啊、爬围墙啊、跳来跳去，所以这个韧带不断在拉扯的结果呢，因为我们在小孩子的生长的过程，他的软骨跟生长板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发育，所以你的韧带的强度不断在拉扯的时候，怎么样，就会把某些的骨头啊，会拉出什么，拉出一个角出来。其实它就是一种发炎反应，它是。 因为受伤过度使用，它发炎，发炎会怎么？就会产生发炎细胞。发炎细胞基本上哈，基本上它是会刺激骨头的生长。虽然它会造成疼痛，可是一段时间以后，如果你疼痛改善了，可是它发炎细胞慢慢它会产生一些骨质的增生。这在临床上太常见了，它太常见了。我们叫欧式骨的膝盖。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刚一开始讲的这个问题哈，我们的整骨哈。 整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讲的是出笼，整骨出笼，就是你们摸到那个突突那个点，那个有个正式的名称叫整骨出笼。那整骨出笼在临床上基本上分为三个形态，就是就是大中小啊，这么简单，就是大中小。所谓大的话，就代表说拉成一块骨刺出来了哈，叫做大，就是比较大型的这个整骨出笼。OK，那为什么我们在念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会产生不同形状？ 其实什么，就是因为你附着在枕骨粗隆上面的这些肌肉一直在出力啊啊，这样大家就听懂了哈，就了解了。所以就是不当的一直在出力。好，那它不当的一直在出力，我们我 review 过一下哈。我们枕骨粗隆光是枕骨粗隆这一个点哈，附近就有将近七条的肌肉在附着啊。比较比较大家所详知的就是我们叫做胸锁乳突肌啊。 哎，我不知道听众懂不懂哈， <laughs> 我管他的，反正就是有条肌肉叫胸锁肌，一个叫斜方肌，还有还有我们颈椎的深层的肌肉，哇，那就是哇好多名称呢，要斜上斜肌、下斜肌、上直肌、下直肌啊，加起来，哎，左右两边加上中间一块的斜方肌，加起来就七块啊，七块骨头，所以这些的肌肉哈，不断的在做拉扯的动作的情况下，久而久之拉拉拉拉怎么样，它就把骨头拉出一块出来了，所以这就是什么？ 这篇那篇文章我去 review 哈，他去看，他就说，他发觉哈，在几年的追踪哈，只要长期做低头的这个动作，当然他主要描述就是看手机啊，就是做看手机这个动作。那事实上还有跟我们看电脑啊也是一样哈，就低头这个动作做久以后，他发觉在很大族群里面这一块骨头的粗隆呢，都会变成 type three，就是第三型，就是骨头被拉的比较明显。 我一看到这个，我觉得，哎，这就跟我们以前念书也是同样的道理哈。我们以前念书也有念到说，欧式骨也是这个样子。还有我们脚，脚有个叫做副舟状骨，哎，它也是，它因为有一条 P T T 叫后筋韧带，哈，后筋韧带附着在那个位置，所以你不断的跑跳，尤其是跟扁平脚也会有关联，所以怎么样，周状骨也会变成比较厚。所以有些有些小有些小朋友，其实这几率很高哈，有百分之平均是百分之十七。 那个脚呢内侧都会比较凸，啊，有比较凸，所以有时候站久、走久、跑跳久，哎，它也会痛，哎，它也是分成三型。那第三型就是这骨头被拉的比较明显，就简单来看是这个样子了哈。好，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人是直立的，我们站起来是看到远方。可是事实上，我们的视角，我们的视角哈是会往下，就水平零度会往下差不多十度。 这是一个标准的姿势，所以我们一般而言，我们要看看电脑啊，或看什么最好，这些东西什么距离你的眼睛的视轴哈要往下，差不多十度左右。我们的头哈，我们常常讲说训练核心肌群嘛，大家都听过核心肌群。 <coughs> 核心肌群是什么？就我们讲的是腰椎啊，腰椎。 背肌还有骨盆腔肌肉，那事实上颈椎也是一样。我们在临床上哈，因为颈椎不舒服，包含上肩颈不舒服的病人哈，其实都几乎也将近占了三分之一以上。那都是抱怨就肩颈上不舒服。好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的颈椎也有所谓的核心肌群啊，也有所谓核心肌群。那简单来说，我们的肌肉的受力哈，就是一个在一个不正当的一个情况下持续受力。 另外一个就是持续时间过久，所以一个量太大，一个时间过久，就会造成我们的肌肉不断的怎么样，会产生一些乳酸的堆积，其实就是缺氧反应，就缺氧反应。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很很惊讶的一个数字哈，各位听众你知道吗？我们一个肌肉像哦我们馆长一样这么有力哈，拿出一个一百磅的东西拿在手在撑着。 每个人都一样，你知道，你这个肌肉在收缩，持续收缩，你可以收缩多久？以后肌肉就进行所谓的无氧反应，多久？多久？八秒啊，只有八秒。所以，当然你说八秒钟的时间这么短，那我们不肌肉都很酸痛啊？是，这样我力量不够的，我可能撑一个十几二十秒，我肌肉就开始酸痛了。可是，因为你透过训练，你这个代谢的速度会快，所以。 你可能撑的时间就比较久，但基本上就是这种短暂的时间，你的肌肉就应该获得休息啊。所以，可是我们一般看手机，你看八秒就关起来嘛，那不可能嘛，跟你拼命了，对不对？所以你一看，可能看到几十分钟，甚至上小时。那我记得我前一阵子听到一个，看到一个新闻，好像说我们平均。 我们国人使用手机的时间好像好几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以上，哎，哇，那都很可怕哈。我我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哈。好，那现在就来了哈。我们的肌肉如果不断的收缩，会造成疼痛。那我们的角度扮演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刚刚讲过哈，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四轴是十度。我们一个头有多重啊？我们头的重量大概是五公斤。 对吧？十磅就这样讲哈，十磅，讲起来讲，十磅就五公斤的力量。那头大可能重一点，头小比较小一点哈，一样，平均五公斤。你知道吗？当你往四轴往下看三十度的时候，增加几倍？很简单，就增加三倍。往下六十度，就真的是低着头。我们他们颈椎往下六十度到到极限了哈。那通常是怎么样？就是躺在床上看东西啊，这个角度六十度。 六十度增加几倍？增加六倍。好，就算增加三倍好了，你颈椎的肌肉就要承受多三倍的力量，多少变成三五、一十五、十五公斤。那如果是四十几度的话，可能要撑到二十公斤。二十公斤有多重？大家去搬搬看哈。二十公斤非常重啊，非常重。小朋友都十几公斤都背的都都累得要命哈。背个你头要肌肉，光是这七群的肌肉要撑个二十公斤，这力量是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这些姿势是对我们的颈椎是有很重要的一些影响。好，我想下一段时间我再跟各位介绍哈。那个广告休息过后再回到《全民安扣节目。高秘书是，我要去美加地区一趟，想就近去古巴旅游。好的，我立刻联系先锋旅行社。先锋旅行社？没错，古巴旅游的专家就找先锋旅行社。哦，你安排我放心。 前往美加地区探亲或洽工，顺道来趟古巴旅游，机票只要八千五百元起；古巴四天三夜行程，包括食宿观光，只要一万九千九百元起。快拨零二二三九六六八九一。都更小百科，阿明啊，哎，上次你不是说你想做都更瓦新处阿基玛嘞？我有去看管刀吼，有符合都市更新单元划定的条件呢。 阿姆哥，听说都更的程序好像很久，会不会房子盖完我都变老头子啊？不会啦，因为都更不用百分之百就可以提出申请喽。市府就是要照顾所有地主的权益，还有要考量都更不能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好的冲击，替环境及所有的地主来把关，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啦。阿弟的艺术是是宫，如果所有权人共识高，比较没有争议。 就比较容易通过哈。丢啊丢啊！其实政府排会的时间都蛮很快，比较长的时间都是在整合或是在修改报告书啦。阿内，我得来帮忙纠团办都更阿内。一点也没错， <laughs> 阿公唔进去。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处提供。快说。 你们的三房到底强在哪里？客餐厅一体成型，没有浪费走道，卫浴开窗，前后双阳台，西有双拼拼拼，真是太强了！加码定制三房，只要五百九十八万起哦。捷运 A 八站零三三二八九三九三，奇幻庄园。股票市场千变万化，要如何抓住标股趋势？ 就让纵横股海多年的股市罗宾汉罗文斌分析师带您解开致富的关键密码。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半及晚上十点钟，欢迎收听《股市罗宾汉》。最近啊，来我公司教授的客人暴增，派工定保的任务都应付不来，原本想请助理。 哎，后来用了外勤筋斗云 APP，透过手机就能掌握人员倒班状况、维修前后的照片，甚至手机就能填维修单，请客户签名啊，还能用 QR 扣留凭证呢。现在我在办公室就能轻松掌握工作进度了。五人以下公司免费使用，快上网搜寻外勤筋斗云。 个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扣节目，我是北投真心复健学中心骨科医师朱维廉。那么回到上一段节目哈，那我们一般而言哈，为什么我们所谓的 枕骨出隆这个地方会有不舒适的感受。那大家想想看，我们然后睡觉一定要睡枕头。那当然有些人习惯，有些我有些病人还真的就他习惯是躺平啊。那古代的皇帝然后还睡那种石头的更硬的东西，对那标准市场不应该这样子哈。我们枕头本来就是要说一些柔软，它有一个撑托的作用，而且这个枕头必须要连到你的脖子，让你的颈椎啊跟头部维持在一个直线啊，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哈。那。 整骨如果出笼过度的生长，我们就啊多一块骨头，就这样讲也可以。鳞状骨多多生增生的一个问题，那会有上什么样的问题？它除了局部的压迫疼痛之外，那主要的问题，我很多病患他会抱怨在这个地方哈，他甚至会有什么头颅后半部 <laughs> 就像他不舒服的感觉就麻，会有偏头痛，甚至还有合并耳鸣，真的这些一连串的几问题哈，它会不断的发生。 啊，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不见得是当时这种，你说耳鸣可能就得看耳鼻喉科了，那耳鼻喉科更不会想到跟枕骨这个地方会有影响。那如果真的是所谓的枕骨这个附近的疼痛，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可以做一些触诊的动作哈，从了颈椎一路往上触诊，那有时候我会习惯上会，我一定会压到我们的枕骨的附近。 因为我们枕骨，我们刚刚不讲， <clears throat> 基本上它有很多群的肌肉都附着在这个附近，和它的支配的神经哈，那个我们叫做就叫枕骨神经哈。当然它有大枕神经，也有小枕神经啊，不管它，那它从哪里来的？它就从我们颈椎。那我们第一节的颈椎支配的都是跟运动有关系啊。那我们不要，那疼痛的感受都是跟感觉的神经。那从枕骨。 神经出来的，无论是大枕神经或小枕神经，它基本上它就第二节跟第三节的颈椎的感受神经，感觉的神经所支配会有关系。所以既然跟神经有关系，所以它怎么，它就是整个神经分布的位置，它都会不舒服，它都会不舒服。所以有时候这个神经的牵扯，啊，牵扯的时候，它甚至就是会刚才有讲所谓的耳鸣、头痛，那头痛甚至有时候会误诊为所谓的偏头痛，啊，偏头痛、头晕。 颈椎会僵硬，啊，这些问题，到最后一检查，哎，搞不半天跟枕骨的神经会有问题。那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做一个很简单的鉴别诊断，因为这地方我们很难去分因为你偏头痛的原因又太多，神经内科搞一辈子可以搞一个偏头痛啊，对不对？那耳鸣这个问题我们也很难，我们在临床骨科，我们怎么会处理耳鸣的问题？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简单的做一个鉴别诊断，我们除了问诊以外，问病患他可能告诉我们他长期要低头使用电脑，那大家都上班族使用电脑甚至玩手机啊，种经常会造成肩颈疼痛。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可以局部打一点消炎止痛药，哎，就是类固醇啊，打一点低剂量的一些类固醇。如果你的问题真的是出自于这个枕骨神经的地方的疼痛的话。 啊，这个打完以后，病人会干嘛？他会觉得很舒服。他可能这段时间当药效存在的时候，他可能当然就很舒服啊。那药效结束以后，他可能问题又会跑出来。所以这时候，如果他病患获得缓解，我们打完针以后一定要跟病患解释：，如果你症状获得缓解，代表说你的问题可能真的是跟你长期低头会有关联。啊，那我们刚不是讲吗？这五公斤的变成几倍？如果是一个六十度哇，六倍、六三十、三十公斤，这怎么会受得了？哈，没有人会受得了哈。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问题获得缓解的话，我们可能就要，你看你至少你这段时间你不能再做低头这个动作，因为你持续过久。我们我们常常临床上会有跟我们讲哈，就说我们现在啊要你休息，不能做活，不能再做粗重的工作。可是你知道吗？关节的活动没有问题啊，所以基本上你在做。 关节的在颈椎的一些肌力的训练呢，我们都希望是在比较不疼痛的时候。你至少急性期过了以后，你再做这样子的活动会比较安全。如果你在急性期，你持续在嘛，你像痛的要命，我再跑去什么？我再跑去推拿、跑去刮痧，甚至我再跑去做重量训练，这就完全相反啊！完全相反。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我不反对任何的治疗，只要这个治疗对你有帮助。 啊，你的感受是很好，你去念念符咒，你喝喝符水，你觉得我心情很愉快，那也 OK，我也不反对。但原则上不要对身体造成过度的伤害，尤其是急性受伤，肌肉已经受伤，你再做过度的伸展、过度的出出力的话，这是明显的错误啊，这明显的错误，所以就不要再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如果诊断是真的是所谓的枕骨附近。 就是颈椎会有疼痛的情况下，我们在临床上该怎么样做治疗？我除了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做一些初步的一些治疗以外，我们原则上哎就是 follow 就是要休息，甚至你在急性疼痛的时候，你应该是采取冰敷，有时候冰敷甚至眼睛啊，做一些冰敷，你都可以缓解你这些疼痛，像紧张性的疼痛、偏头痛这些问题，可能都能够获得一些缓解，加上一些肌肉放松，甚至有时候因为太过于疼痛，你甚至要吃一些身心科的药。 让你心情要放轻松的这些药物啊，像神经内科最近有一系列的药物，都可以对这项这样问题来做处理。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你说要病人说，呃，你就不要再看手机了。你话讲完，自己还拿个手机，自己还在那边看，要看医院有什么样指示，你要处理，对不对？所以。 我们没办法，我们就是我们没没办法脱离我们目前现有的这种生活状况，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做很多治疗的时候，我们也要考量到现实里面，我们不要告诉别人，你就不要去看手机，你不要看手电脑啊，你不要去工作，那当不合情理嘛哈。所以原则上就说你在做这样子的活动的时候，你要知道，因为你长期的做这些活动，例如腰背疼痛也是一样，你叫病人说你像脊椎。 椎间盘突出啊，你就休息，你不要工作了。那不工作谁来赚钱呢？对不对？所以就说，除了你在日常生活以外，你就不要再做过多承受重量的这些训练啊。例如说，你颈椎你在做受伤的时候，你都真的不能再做重量训练。大家也也许会认为，哎，重量训练为什么跟颈椎会有关系？我提重物为什么会有关系？你提重物，你你颈你要是脊椎你不出力的话，你的头怎么抬得起来？ 对不对？你头一定要出力，你要抬得起来，所以这时候你颈椎所有的颈椎，从颈椎、胸椎到腰椎都会受力。当然，每个受力的情况不一样，颈椎就纯粹就是肌肉要拉扯，那腰椎就是骨头要承受重量，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啊，除了这些物理治疗之外，我认我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药物的治疗是很重要。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因为你现在在发炎，所以你一定要使用。 一些药物，当然我也完全赞成。当你的症状获得缓解，你的药物的使用就可以慢慢的减量，甚至可以停用。当然你不痛，干嘛还要吃药？都是一定的哈。可是话又说回来，关节的退化可能就不一样哈。如果是肌肉的酸痛，你有原因的，你可能获得缓解以后，你这个问题改善了以后，你应该就是痊愈了。可是关节的退化不一样，因为你退化，你不可能不退化。 啊，你上了年纪，这个退化是自然的过程哈，所以这个两个治疗的方式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OK，那原则上，如果如果这样症状，我们经过保守治疗效果都不好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那如果针对枕骨出笼这个问题，反正这个地方上是不可能用手术的哈。但是问题是，往往因为你可能颈椎也产生一些退化，我们要知道颈椎基本上它有，就颈椎是有七有七块个颈椎骨头。 我们叫 o n 万到 C 七，我们自己摸到我们的颈椎的最后下端的话，在肩膀切起的位置，摸到一个最凸点，那最凸点就是第七颈椎的后凸，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用这几个 landmark 来做一个表示，就说你的疼痛点到底是从哪里出来。 不见得一定是跟枕骨有关系，你可能本身就是你颈椎的退化。那我事实上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最我们有发觉颈椎退化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啊。事实上，颈椎的退化跟腰椎几乎是一样的啊，几乎是一样多，只是说颈椎要接受手术的。 那我相信，不论是骨科或神经外科，只要做这方面手术的医师，那一定是更保守中的保守啊，保守中的，因为颈椎毕竟是有一定的风险，有一定风险。但是颈椎会影响到我们的上肢的话，就是会比较明显，就产生我们的手部会怎么会产生麻木。那绝大部分的这种颈椎如果产生退化的话，都是一侧。 都是一侧，就是看你是，当然也不见得文章文献上报告也不见得是一定是主要，就像你右撇子，主要是右边会来的多，那不见得哈，不见得是这样，这看你受伤的状况。那有些的情况下是运气比较不太好，就两边都产生明显的一些退化。但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还是跟一些就是比较辛苦的工作啊，你真的需要，例如建筑建筑的工人或经常要去提取很重物的。 啊，这个颈椎就退化就会比较明显，尤其是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周边神经，因为我们颈椎事实上影响到我们的上肢的神经啊，其实不多，颈椎只有五六七这三根啊，那其他的是跟我们的胸椎有关系，颈椎有七个，但是它神经是有八条，是有八条，所以。 大部分的颈椎哈，我们有问题的都是比较下颈椎，不是在上颈椎。上颈椎如果有问题是很麻烦，大家难以想象哈。大部分上颈椎如果有问题的话，都是跟外伤有关系。我记得好像一个月前还发生过有一个一个年轻人哈，跳水，跳水结果造成四肢的瘫痪哈。这我。 每次讲到这案例哈，都觉得都是很可怜，很可怜，就心情都看起来就说就很很辛苦。他一辈子的话，所以颈椎的保护是非常的重要。但下颈椎大部分还是跟我们的过度的使用产生一些压力、压力性的一些骨刺所产生的。那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周边的神经，所以有时候周边神经的一些麻的现象，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跟。 中枢神经就是跟颈椎出来的位置五六七八一这几节，我们要做个鉴别诊断。那我们在临床上，其实现在就是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都要做很多什么的肌电图的检测啊，看看你哪一节有问题啊，然后来来做一些判断哈。啊，现在都不用了，现在这个病人就你就我们的电脑点一点，去做核磁共振哈，叫磁振摄影。你磁振一做，哇，那就看得很清楚了。那当然了，如果我们是要诊断一些手。 手会有麻木的现象，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周边的神经检查，因为比较常见的，有时候可能跟手轴的神经压迫或手腕的，我们叫做正中神经压迫，也会有一些关联。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同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又需要做这么多的检查？啊，不是我们吃饱了撑着哈，而是说我们真的要知道是哪一段位置出现问题，这样子我们的治疗才能正确。那有时候如果说你明明就是手腕的问题，就你去开颈椎，就我怎么样？ 真的是白开这一刀，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颈椎的问题是要非常的谨慎，要非常谨慎。无论神经外科、我们骨科，我们都在做这一类的一些治疗的情况下，要更加的谨慎。OK，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接近大家的扣音哈，欢迎跟骨科有相关的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问扣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健医学中心骨科医师朱一莲。接下来我们听听我们的听众扣音，扣音专线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好，我们线上一位林先生，林先生您好。你好，请教你哈，请说。我我左脚第二个脚趾，脚趾靠近呃脚掌的地，靠近脚掌的地方，我我们如果不要踩地没有感觉，如果踩地。 感到说那边好像有一块东西在那边，嗯哼， <laughs> 这是什么原因？你自己有摸到一块吗？哎，摸，哈，哎，摸好像有一点感觉有胖一点了，但是走路走路的时候比比较有感觉。你喜欢爬山吗？没有，没有，像喜欢常常一直走路啊，日行万步啊，跑步啊，这个的活动吗？没有那些活动，呃，大概。 大概一个钟头左右走路了，走走走，就是活动哈。嗯，好，那我等会跟您报告哈。我们有位董先生，董先生您好。哎，朱朱大夫你好，您好。呃，问题是那个最近哈，那个转颈部转动哈，嗯，左右转动的时候会听到很清脆的嘎嘎的声音。嗯，请问这是声音从哪里来的？好，会不会痛？不会，都没有症状。 OK，你就是那应该很久吧，以前就有吧，还是最近才有？半年了，哦，半年了。OK，那你就想问说这是什么问题就对了。对，这声音从哪里来？很清脆，而且好像是骨头还是筋膜的声音，我就是直弄不清楚。好，谢谢。好，我等会给您解释哈。呃，我们先讲一位林先生哈，林先生提到那个第二脚趾哈，我们临床上有一个。 有一个特殊，但是我认为你一定不是这个问题啊。那个因为比较常见是在女性啊，女性女性身上，或者我们叫 fibre 和 fibre fibrb 啊，记 fibre 底 s 意思哈。那大部分就是描述第二掌骨、第二脚掌骨的头，那在哪里？哎，就是你刚刚描述的趾骨跟掌骨之间的交界这一块骨头会 flattening，就是会扁平。为什么？因为它会缺血，缺血。这个有时候年轻人会常见。 年纪大了比较不会，那我认为你不会是这个问题，因为什么？你应该是这个指骨跟掌骨之间的关节怎么样？关节发炎，那有时候甚至会有关节囊，就我们叫水一些水流的发生，纤维瘤啊、水流这些都会有。所以原则上，如果你在活动走路，我刚刚讲你要练习看看，你踮脚走路看看会不会有疼痛。你踮脚走路如果。 会造成不舒服啊，你可能这个关节就发炎了，照个 X 光片，那原则上是使用一些消炎药。如果真的退化的很严重，那就变成要做一个手术啊，要把这骨头压力点要给它做一个转位手术。那临床上我们也有偶尔啦，这张坦白讲，偶尔会做到这一类的手术，因为绝大部分的病人穿上软垫的鞋子啊，都会获得一些缓解。 都会缓解哈。那第二位董董先生提到的脖子会有疼痛，哎，脖子有声音哈。我不晓得我们这个麦克风可以听到声音啊。你看我脖子也有声音啊，什么声音？没听到哈。OK 哈，我脖子，我每 <laughs> 我很多病人在门诊上跟我说，哎，我脖子转动会有声音， <laughs> 我都我都不太愿意表那个表演哈，因为我也会啊。每个人我是从脚都会，我的脖子在转动的时候也会有声，音，可是我每次转完。 每次解释完以后，脖子会痛的，因为我 <laughs> 这个转动真的不太舒服。为什么关节会有疼，会有咔啦咔啦声音？我们手指关节会有声音，因为我们的关节囊在做挤压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这种快速的挤压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声音。而且颈椎，颈椎，我们我们一个颈椎，它上面两个小关节，下面两个关节关节，然后前面有一个关节，所以它们有五六个关节面，每一个关节面上面又有很多的小肌肉的附着。 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结构，所以你关节在扭转的时候，这些肌肉韧带在关节囊膜在表面在做摩擦的时候，哎，就会有这种声音。另外一个有一派学说也说，哎，因为关节的退化，有些骨头你本来没有这个声音，因为你有些退化了，骨头有些增生呢，你在做滑动的时候就会有叫啊，我们叫 snap snap，就会有这种 snap 的声音，哎，就会有这种声音。所以原则上我们都会问你会不会痛，你会痛。 可能就要做进一步的治疗，一些药物的治疗或者怎么样。如果不会痛，哎，那就不要再把这个声音搞出来。因为我讲我现在我刚表演完以后，我脖子又开始痛了，我真的脖子开始痛。这种原则上就是因为不正常的这些声音，本来就不会有的声音，在某些人就会有啊，那就不要去管它。你这是结构上的异常。那如果我会建议去检查一下颈椎有没有产生退化，没有退化，我们就不要去管它啊。脖子不要随便乱按摩，啊，我先讲一下，脖子千万不要随便乱按摩哈。 另外一个还有谢小姐，谢小姐您好，好，嗯，医生你好，谢谢你。就是我，我本身现在是四十岁，然后我从小有脊椎侧弯，还有驼驼背的习惯，然后我的工作是上班族，那我现在就是可能是因为从小脊椎侧弯的关系，我的左上背肌肉特别发达，对，然后呃，其实因为可能是年轻，我都没什么感觉，那现在就是近一两个月，对，我的右上背有时候做一些类似洗碗跟。 的动作就是手往前的动作会会有麻的状况，然后会不会变差？力量会不会变差？没有明显变差，但是就是会麻，有麻嘛哈？我可以问一下，你有检查过你的脊椎侧弯有几度吗？呃，就是呃，明显吗？其实我只要就是 X 光是很明显，然后如果是医生。 叫我往前弯的时候，一看也是蛮明显，就是轻度到重度应该至少要二十度以上。好，就说又是就是上背肩颈的不舒服嘛，对不对？对，有已经到发麻，就是近一两个月才发生。两边都会吗？还是只有一边？只有左左边，然后肌肉发达的这边。好，我等会跟您解释哈。我们还有一位陈小姐，陈小姐您好。喂，喂，哎，陈医师你好，好，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因为我妈妈今年八十二岁。 然后他那个右脚膝盖啊，最就是大概这一两个礼拜走路会痛，嗯，然后可是他又说他骑脚踏车不会痛。那最近是有买那个护膝让他让他护着，可是他就说，呃，有比较好一点，但是走路还是会痛。那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然后最近肾脏功能又不好，所以他就。 拒绝去看医生，因为他怕说吃那个药是很伤肾。然后想问一下，因为刚刚医师也有提到说，有些时候如果你发炎的话，就是要吃消炎药。 <laughs> 对，我们知道止痛药是很伤肾，消炎药会吗？嗯，好。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检查过吗？他检查过，那个医生有跟他说他退化严不严重？没有没有目前还没有去检查，因为他现在目前拒绝去看医生。可是因为重点就是说，哎，他要说他骑脚踏车是不会痛的，他只是脚在动，比如说要走路要干嘛的，有一些动作他才会痛。 好，谢谢。我很快讲一下哈，那个谢小姐提到他，我我认为哈，脊堆侧弯哈，脊堆侧弯的问题，事实上是我我之前我。 节目上我讲过好多好几次，我专门有介绍过脊椎侧弯哈，这一类的脊椎呢，他说从小就那一定叫我们叫做原因不明的脊柱侧弯啊。其实这是在临床上也蛮常见，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五都有这个问题。那真正要需要做治疗的，其实又不是那么多啊。我所谓治疗是主要用手术的方式，大于四十度、四十五度以上有很明显的脊柱侧弯，然后会持续的恶化啊。我们叫做 congenital，就是先天性的。什么叫先天性的？先天性的骨头多半截，你多一节没关系，多一节照样。 增长没关系，少一节也没关系，但是会有明显的脊柱侧弯，就是半节，无论是少半节或多半节，这个就会很明显的弯。这一类的就要提早做手术。但你的问题绝对不是这个问题，你一定是属于要原因不明显的。虽然角度很弯，但是一定也都固定下来了。可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肌肉会有发达？因为脊柱侧弯它不光是会弯，它还会旋转。所以坦白讲，女生女生会比较多。那女生有时候会怎么样？ 胸部会一大一小，那为什么会胸部一大一小？因为大的是你凸出来那一边，因为它会旋转，会凸出来那一边，你会觉得，哎，这女孩子的胸部有一边比较大。那凹进去那一边，因为它旋转后往后转了，往后转以后，哎，那一面的怎么胸部就会觉得比较小。所以同样的道理，你为什么会觉得有一边的肌肉会很多？因为你旋转出来了，你旋转出来了以后，你会觉得这一块比较，就说比较增生，比较肥厚。 那有可能，因为是你的这段这一块的肌肉，因为你比较，就说增生的比较多，你感觉到增生比较，所以你这你就变成这一块的肌肉受力比较大，所以当然这一段时间这一段的这一块的肌群，它会产生发育的情况，也会比较明显，也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会建议说，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要检查你到底是从颈椎，因为脊柱侧弯已经没办法改变了，你没办法改变，已经定型了哈。你当然也不需要做治疗，但是它会因为你的脊柱的侧弯，会导致你的肌肉的平衡不好。你在年轻人无所谓，但是坦白讲，上了年纪了以后，两边的肌肉协调性不好。 你就会产生一些退化的提早的发生的问题，两边一边肌肉受力多，一边肌肉受力少，所以受力多的肌肉自然会产生一些什么发炎疼痛的现象，所以怎么你就真的要去做治疗。当然，如果说颈椎退化很严重，那变成一种退化性关节炎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区分你到底是颈椎神经压到还是你周边神经压到。我觉得你就看你你。 住在什么位置？你去找一个你信任的一个医院医师，你给他做进一步的检查，无论是神经外科或骨科，我相信这方面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当然，原则上应该是保守治疗为主了，为主哈。第二位陈小姐提到的，我因为妈妈八十二岁，八十二岁关节退化是很正常的。我们一般关节什么时候开始退化，你知道吗？ 很夸张哈，四十五岁就开始退化了哈，四十五岁以后，我们最高峰是在三十五岁，三十五岁以后就慢慢往下走，四十几岁、五十岁就产生退化，八十二是退化是很正常的。那骑脚踏车 OK，但是我坦白讲，我不太建议。 <laughs> 像我有些病人啊，那年纪大，开完刀以后，他希望什么？我赶快我都拜啊，回去赶快骑摩托车。我说你就是骑摩托车受伤，骨头摔断了，你回去还是要再骑摩托车。 真的很危险，所以我说八几岁骑脚踏车 <coughs> 不是说不行了哈，但是一定要注意，因为你的平衡度多多少少会受到一影响，所以 <tsk> 最好是不要了哈。当然你如果要骑摩脚踏车是可以，不会疼痛，因为你受力不大，所以这个叫做 open chain，就是开放性的，就脚不着地，我们叫开放性的。所以像游泳啊、骑脚踏车，对关节的磨损相对的比较少。 OK，但是你看，你刚刚就讲了，可站起来走路活动什么，就承受重量，哎，相反的，open 的相反什么叫 close，叫闭锁性的运动，闭锁性的运动就会脚会踩踩到地上，很简单的区分，脚踩在地上，所以怎么会有重力，会有挤压，所以你关节推翻，这自然的，这就是自然。你刚刚讲的东西全都是。 自然的发生的，所以我会希望，那至少你要先去检查，你要不要治疗那是另外一回事嘛。你先检查，看你目前退化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事实上，消炎药跟止痛药这个常常会搞混哈。我们吃的药，我们一般我们骨科因为发炎，我们吃的都是消炎药，那不是抗生素，是消炎药。那消炎药吃了，很多人问了啊这止痛，为什么？因为你发炎获得缓解以后，你自然就止痛了。 要搞清楚哈，所以它不是止痛药，它属于消炎药。但消炎药没有错哈，长期吃直接对肾脏或肝脏一定会有一定的负担。所以这嘛，你就要找一个好专科医师好好去评估。甚至我们有时候，我坦白讲，我们骨科对药对肾脏、肝脏的功能影响大不大，我们并不是坦白说不是完完全全的很清楚。有时候我们甚至就要请教肾脏科的医师。 肝脏和肝胆肠胃科医师这的药物到底适不适合吃？所以你们也可以去做这方面的咨询。OK，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接听下的 call in 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网扣节目，我是北投振兴复健中心骨科医师朱伟莲。那我们接下来接听我们的 call in 哈，郑小姐您好，朱医师您好，嗯，呃，三个问题请教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我的左脚的第二指，就从那个 <laughs> 呃小拇指算过来，就小拇指隔壁那只。 就是在在十天前撞到，就踢到那个床和地上中间一个缝上踢到。那以前也会踢到，就就当当下都很痛嘛。但是这次已经十天了，结果那个我一刚开始说总是白白卡，就是很痛。那像最近这几天，痛已经稍微解释，但是还是会痛。问题是它肿，发现那那个肿都似乎没有消肿。 呃，就就是说，它它还是有点轻微的痛，但是已经不会白卡了，但是会肿啊。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呃，我最近常常觉得，啊，坐呃坐一段时间站起来的时候，那个大腿旁边那个是不是叫髋髋关节？ 就站起来的时候，好像呃不能马上走，要稍微站稳一点，要不然好像会跌倒。站稳一点，还才能起步走啊。嗯哼，就是说，呃，反正这样坐着站起来怎么现在已经站起来就可以走？现在好像要要稍微停下来，甚至有时候我很习惯都要去捶它两下，这样。就外侧嘛，大腿的外侧，对呃，对？腿内侧。哦啊，内侧。呃，你是不是那是不是属西部还还？哦，你是属西部啊？就就那种感觉，好像也是站起来，哎，好像有点僵硬。 我我觉得我觉得是内战，对，有有时候好像，啊，我要稍微站稳一点，有时候哎，等一下我站稳一下，好才才敢才棍作，嗯，对。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的腰好像经常都会酸，跟那那个酸就是，比方说我要扫地总是有点弯腰哈，那种动作 <laughs> 就会，酸。是平常你站直直就不会，但是你身上会有点，啊，扫地拿个畚斗或者扫把那边扫地时候，哎，也不过就是这个动作，你就整就那个整盘腰都很酸。 啊，对，我就评价一下郑小姐今年几岁？嗯，六十出头了。六十出头 <laughs> 啊，年轻啊，哈。 <laughs> 好。你有在做什么工作吗？啊，没有，就是是家庭主妇。OK，好。好。还有一位徐先生，徐先生您好。哎哎，医生您好，是您好。就是呃，我我过去两个礼拜哈，就是出国，然后出国玩，然后所以走路，然后有背一个蛮重的背包，然后所以。 呃，每天大概走个几公里呢。那我平常有在运动，那只不过就是说这次就是因为可能鞋子没穿好，所以那个我两只脚的那个阿基里肌腱哦受伤。OK，那因为都是走路，那本来也没有想到是会这样这么严重。对，然后那刚开始的时候有吃下那个 e b 呃 ibuprofen，嗯，然后吃了差不多两天，然后稍微缓和了，然后呃。 现在的那个痛的那个程度大概差不多，呃，零到十是最严重的话，差不多是二。OK，那很好。那我是有看，对，那所以就是已经减缓了。但是就是说，因为我是很喜欢运动的，那呃，我看到一些报道好像是讲说，这个最好是等它完全好了以后再开始运动。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医生的看法，然后还有就是说。 呃，那如果就是说我这段时间还没康复的时候，想要做运动的话，那什么样的运动可以？然后那还有就是脚的，平常运动什么样子的运动？就是跑步、散步，呃，就跑步，然后瑜伽，然后还有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这样搭配，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两次就是。好，好。 好，我等会跟您解释哈。 <clears throat> 当然很健康哦，非常好。我都我不太爱运动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其实运动是好事哈，果过度使用就不对了哈，就也是不太好。那第一位郑小姐六十岁嘛，对不对？我们先讲她腰椎，腰椎她就已经讲她的弯腰啊，做点什么事啊，腰椎不舒服，这这都也是一样。哎，这是正常的哈，这本来就会这样，因为你的姿势不正确，你就会这样的。我刚提到颈椎。 不是三十度三倍，六十度六倍吗？同样道理，假设我们躺下来是一个单位，我们躺下来是一个单位的，我们站起来腰椎就承受两倍到三倍的力量。你走路就三倍到五倍，你只要往前弯腰三十度，搬一个，每一只手拉个十公斤，就怎么增加六倍到八倍？哎，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都是我们以前考试都会考这些东西的。为什么？就是你肌肉不断的要出力。 <coughs> 以一个八十公斤的而言。 八十公斤，百分之八十都是在前面，八八六十四，六十公斤。你如果往前弯腰要搬六十公斤的这个重量哦，我是指体重而言哦。你增加五倍，六五多少？三百公斤啊！你的肌肉怎么会受得了？当然受不了。当这是偷偷的总不是说你真正会搬一个三百公斤的东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这个肌肉相当于你要拉扯一个三百公斤的力量，不断的在拉扯。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这样子受容不容易受伤，当然会受伤。你在一个自然的环境反自然生理的反应结果，你没事；但是你使用过度，你的肌肉就受不了，就受不了。也就是说，我们在正常的一个适当的一个环境、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力量，我们肌肉可以承受弯腰三十度、提举十公斤，我们是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你一直做这样的动作，或做过度、过久。 你的肌肉就会受伤，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这个强度一定会变差。所以，我们很多老人家其实没办法。常问说：“哎，朱医师，我没有办法吃什么药让我变成这个肌肉会有力气？”那我 <laughs> 都说，如果有的话，我一定先吃哈，我一定先吃，因为就是没有。因为肌肉要做有力气，你一定要做什么？要做重量的一个肌肉要的主动的收缩。你肌肉要做收缩，肌肉才能做什么强化的训练。所以。 肌肉的力量不够，我们往往真的要做训练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你叫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去上健身房，跟训练跟馆长一样，那不可能的啊！那骨头都会受伤，所以你的腰椎会这样不舒服，是姿势的问题，是年龄的问题，是你做的活动的问题啊！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考量。那第二个你提到的是说你的髋关节的内侧啊，那但我们内侧我们肌肉。 髋关节分前、中，对吧？前面、外侧、内侧跟后侧，哈，你是内侧，代表是跟内收肌有关系。如果你经常要做外展，例如什么，就做瑜伽、去跑步，这个肌肉不断的要拉扯，久了以后，你股膝部自然会有疼痛。但是女性的股膝部疼痛，往往我们可能要做些其他的一些诊断，例如是否跟泌尿科有问题啊，是否跟甚至一般的所谓的疝气啊，哦。 妇产科的啊，骨盆腔方面的问题，这都要做一些鉴别诊断啊。所以如果说一般而言，如果有这样疼痛的话，我们都会用一些初期用一些药物，然后去询问你是否有什么样子的活动会造成这些肌群的受伤啊。所以那去避免它就 OK 了。很另外也很简单，如果真是髋关节的问题，你就照个 X 光片。只要不是骨头问题，我们在临床上我都啊，那没问题。只要不用开刀，基本上都是可以获得做缓解，只要改变一些环境跟习惯就可以。 那第一个的脚撞到，你就照个 X 光嘛？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你照个 X 光，你就知道你骨头到底有没有裂掉。那你跟你讲，十天现在已经好多了，可以走路，代表说已经获得缓解。所以，一个骨头的受伤，其实一开始，如果真的觉得有不舒服的，你就要去看医生。台湾看病又那么简单，那么便宜，那么方便，你就去做一个检查，你知道你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骨头有裂，你就要做一些适当的保护。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照样去跑去要位置跑掉要开刀，那多可惜，懂了吗？哈。 所以如果已经死掉，我觉得也不用看了，应该也差不多了哈。 <clears throat> 那徐先生提到的阿基里斯腱哈，在我们临床上有时候就会碰到哈。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讲。我有个，我前一阵子还有个病人，他去纽西兰去骑假车，骑骑多少？骑一百多啊？更正，一千多公里。 他骑环纽西兰的，哇，吓死人了哈！所以骑环就就会疼痛，一样道理，你走路走过度，阿基里斯腱的发炎，它就会造成你这种疼痛。阿基里斯腱一定要很小心，为什么黑道怎么说断人家脚筋是断这个？因为阿基里斯腱一旦受伤，它不容易好，很容易再断，伤口不容易复合，就这些的问题。所以阿基里斯腱一定要很小心的保护。那你喜欢运动，我认为一定要等到你不痛。 做一些暖和的运动，激励的训练，OK 了，你才可以慢慢做这样的活动。阿基里事件如果一开始在有疼痛、受伤的时候，绝对禁止去跑跳，因为你做拉扯的动作时候，阿基里很容易断裂，那就很麻烦了啊！知道哈？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是北投振兴复健研究中心骨科医师朱一连，那我们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好，再见。